课文二，在家里。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？不是，是昨天的。你听，是不是送报纸的来了？我看一下，不是，是送牛奶的。报纸送一下。 牛奶。